程风先生，请。多谢，主子，费老师已将茶州的物价记录在册了，还差人去樊州做听记，不多时日，樊州的物价也会呈报回来。好。此次咱们没有放出磁州是来茶州做粮食生意的消息，有些人上门来打探，也被程风先生挡了回去，所以最近前来打探的人也逐渐少了。还请主子与程风先生稍坐片刻。 我去铺子前头将罗大人请过来。嗯。程风先生，西家在茶州的铺子多是水货、胭脂、药材。近日你与我同去查看，有何想法？那些药材可都是好东西。唉，城外哀鸿遍野，城内还是太平富贵。 这甭管是不是乱世，受苦的总归是百姓。西红轩在生意场上还是有远见，旁人一般不敢在这儿开这样的铺子，不是怕被抢，就是怕做不起来。钟伯这些年饭都吃不起，谁成想城内有势之人远比绝西的商贾们更加豪奢，缺的就是这样的铺子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！主子，罗大人到了。罗大人，请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见过同知大人。罗大人，请坐。谢大人。王丈，近几日彩与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程峰，何须与我客套？ 况且这也都是为了查州，我谨慎办事，将一些小帮派、土匪头目发于我的私信放入书房，我那妾室看到便誊抄了下来，交由了彩玉。罗梦正，我看你是个老实的，才将妹子许配给你，你居然跟人在背后捣鬼，你算个屁！兄长待我好，我哪能做这恩将仇报的事情？这些私信都是无名的杂信。 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，我害怕得夜不能眠，整日恍惚，就想寻个机会跟兄长说呢。哼，你我就是前后院的距离，你绝了吗？你可真不是个东西。哼，我说呢，怎么今年春后骂我的人就多了起来？原来是你们在背后捅刀子。怎么，看着粮食生意赚了钱，都红眼了吗？你们也配做这生意吗？啊，兄长。 我未曾这么想过。呸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妹子爱重你，我便让你有来无回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哼！待我逮着几个，以儆效尤，让你们都看明白了。我蔡玉，我蔡玉是老了，但还没老到任人欺辱的份上。这几日，蔡玉着力打击了小帮派。 但是他也怕自己做的太过会众叛亲离，所以在打击小帮派的同时，给底下没有捣鬼的帮派便宜买粮，是为帮众连粮。便宜了多少？一两五斗。哼，这价格也没有低多少。所谓的连粮，不过是他赚的比外头少那么一点罢了。去毒如今的米价是一两银子两担米，而茶州却是一两银子两斗米。 蔡玉赚的就是暴利，没想到蔡玉从前仗义疏财，不把金银俗物看在眼里，怎么上了年纪，反倒这样小气？蔡玉也是骑虎难下，现在城内城外都在埋怨米价太高了。他若为了收拢小土匪而降得太多，寻常百姓便更恨他，他自然不敢。不仅是茶州，樊州也在闹民愤，今年年初。 严和如不知为何不再资助洛山土匪，这帮土匪这才想着去抢磁州的粮仓，其中的原因也是买不起蔡玉的粮食。让蔡玉先卖几日，无论是一两两斗，还是一两五斗，寻常人家和小土匪都吃不起。蔡玉勉强的开了恩，自然是希望底下的人别再跟他对着干，可他姿态不够低。 这事儿只会适得其反，哎，别说寻常人家，就是官宦人家也买不起。我们来的路上，看茶州外面到处都在闲草卖身，将一家孩子都卖出去，就是希望能有条活路。如今人最不值钱，他们将孩子贱卖给樊州那边的窑子，然而从良级卖到贱级，连一斗米都换不了。樊州既然吃饭困难。 哪来的钱经营这些窑子？也是土匪，专门给洛山和登州两地的土匪做皮肉生意，价格低得很。只是这点薄利，也让窑子老鸨吞了。那他们买了这么多人回去做生意，总要养吧？也是从蔡玉这头买粮吗？人比狗贱，喂的都是泔水野草，饿死了还能再来买，反正价格便宜，左右不吃亏。 中国落到这个境地，朝廷但凡肯搭把手，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早年我就说那花思千和沈，依着同志的打算，接下来是做什么？不妨事。当年若非沈巍畏缩不战，中伯不会败得那样彻底。程风先生心系苍生，我最敬佩不过。有些话。 无需避讳。 <laughs> 罗大人，把磁州前来卖粮的消息再压几日吧。等到土匪们各为其利，不肯再受蔡玉摆布时再放出来。到时候后背的粮车不要进城，就在城外开设粥棚，告诉刘民，磁州是来以正常价格卖粮食的。可若是茶州百姓连这个钱都拿不出呢？ <laughs> 他们来日不就是茶州的守备军和开垦户吗？平民百姓没钱，可拿掉了蔡玉，他的家底多半都要落在大人手里。这些银子用来和磁州做生意，换取民心所向，就能解决大人以后的烦恼。时至今日，我要提醒大人一句：磁州是来做生意的。 不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，来接近别人的。啊，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天色不早了，沈某就先行告辞了。哎，我送送同志吧。不必了，二位留步。程峰 你方才说到钟伯，我真怕你提及沈啊。呀。 <sighs> 我看同知有意用你啊。同知先前与我谈起西红轩，就是在谈自己的前科，这其中的重量我岂会不知？可此人心思太过深沉，摸不透的主子最难伺候。越是风平浪静。 越是叫人如临深渊。他今日对罗幕说的这番话，太冷清了。这是周贵绝对说不出的。方才同知谈及沈巍，我看他不仅不生气，甚至给了你台阶，可你却回避了。程峰，难道同知还不如周贵吗？我才学平庸，能够扶持周贵。 是因为周贵此生只能做磁州州府。平定世间一隅何其简单，如我这等庸才也能胜任。但是平定万里江山的，却只能是栋梁之才。同志绝非池中物，我高攀不起。 主子，今日不与程峰先生一起回去，是不准备用他了。软硬皆施，他是铁了心不肯。他先后几次在你面前藏风敛恶，就是怕被强求。他这种人，天生就是谋士，唯一的傲气，就是能够自己选择前程。我也不是非他不可。我知主子无需强求，程峰先生也并非最佳选择。 他肯站在我们这一方，便也足够。抓小偷！快帮我抓住他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怎么学人偷东西吃？走开！我打！我打死你！先前是我过于着急，但我必须站稳。 我需要一个谋士，一个能和薛秀卓分庭抗礼的谋士。主子，先前铺子掌柜送你这扇子，可是用着不太趁手？嗯，凑合先用。待慈安回来，得提醒他扇子这事。这位小公子，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淋雨？我的扇子弄脏了。 沾上血了，这血点的还挺别致。这样，你这把送给我，我再给你做一个。主子，想什么呢？上马车吧。嗯。撤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。 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七集。 据这几日消息，蔡玉的连粮果真没有打动那些小土匪，由罗大人牵线的几方人马都对他心存不满。现下蔡玉分发连粮的价格越传越低，城外的百姓也已经怒火高涨了。茶州的粮食都由河州严氏提供，蔡玉是要给严氏还利的，降价就只能为难他自己。就是现在了，把磁州前来买粮的消息散去。 磁州粮车入境卖粮，我半点风声都没听到。他们走的是官道，消息让人堵在了城外，一直都没送进来。这孔岭入城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原来是抢生意来了。准备得如此充足，是要跟我蔡玉打擂台不成？他们什么价格？他们在城外给的价格是一两七斗。 去跟底下的米铺粮店说，我联系城内外的百姓，要把米价降到一两八斗。可严公子那边还没回信呢。严公子好歹叫我一声阿爷，这次就算填不起力，我也能豁出老脸去河州求个恩典，降。主子，蔡玉将米价降到了一两八斗，咱们是不是也要降？总不能让蔡玉得逞吧？我们自然也要降，但得等到晚上降。 老爷，老爷，磁州降到了一两九斗。哎，哎，老爷，那咱们还降吗？降，降到一两一担。主子，菜玉降到一两一担了。明日午时，我们降至一两一担三斗。老爷，他们压到了一两一担三斗，这已经接近绝息的粮价了。咱们若再降下去， 今年开春以后的红利都得填在里边补给河州啊！磁州不是才给李北送过军粮吗？如今李北反了，以后的军粮都要问他们要。周贵把粮食全卖了，怎么跟李北王交代？况且压这么低，有什么赚头？哎，老爷，还有一事：昨日城外有个白衣公子设置了粥棚，从早到晚都在分发粮食，说是来磁州卖粮的。您不让进城。 他们可怜城外百姓，便分发掉了。查出是谁了吧？说是磁州周大人的幕僚孔成峰的同袍。那公子戴着颗白玉耳珠，带着两三个侍从。哎，听闻他生得极其好看，态度亲和，举手投足气度不凡。杀，都杀了！你去召集人手，今夜就把他们的粮车掀了。我有悍匪在手，还怕他们不成？ 程峰，蔡玉此次把价格压下去，以后再想提起来就难了。他这是上了钩，被吊住了。都是同志算无一策。哎呀，换做是我，也得被套住。蔡玉哪知道磁州要往去都的价格上靠？这一本万利的生意，每压一斗，丢的都是真金白银。银子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东西。 而且你以为中国的国难财还能发多久？蔡玉但凡有点远见，今年也该收敛了。去年李北军粮从磁州走，是曲都当时已经知道磁州是有能力负担的。磁州一旦恢复，各州各地也会恢复粮田，届时中国的粮价肯定要跌。这条财路根本做不长久，只是被谁打掉的区别罢了。 眼下天时地利全部具备，同志是要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啊！大人，之前咱们相助的那些小帮派的帮主们都到齐了。好，程风，这些小帮主们最近被蔡玉打压的很，白日不敢出巷，就连那连良也轮不上，受我资助才得以苟活，自是肯信我们。现在到我们做些事情了。 走吧。各位不必多礼。大人深夜找我们有何事？啊？是，哎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磁州的孔成风先生。今日之事，便由成风先生说与大家吧。各位有礼了。大伙儿都知道，磁州此次前来是为了卖粮食。只要今夜能除掉蔡玉。 化险为夷，来日的米价只会更低。空口无凭，这让兄弟们怎么相信啊？就是啊，怎么相信啊？我的话不可信，罗大人的话总是能信的吧？ <coughs> 眼下城中粮仓都由蔡玉一人主理，价格实在太高。磁州出的价格合适，更为难得的是，磁州承诺日后的价格绝不会上涨。 我已经与磁州签订了文书，白纸黑字，做不了假。我的案承做了，应该不会造假。可谁知道磁州以后会不会翻脸不认人？是啊，我们从未跟磁州打过交道，而且还有严氏。我知道大伙担心严氏，但与其再让严氏借着蔡玉掌控茶州命脉，不如由各位兄弟们自己做主。况且今日蔡玉肯降价，是因为与磁州米价打擂。 若是不能在今夜除掉他，等我们磁州粮车一撤，茶州的米价还是要涨回原价。说了有理，蔡玉那老狐狸定会把米价再涨回去的。我早就看不惯蔡老狗了，年纪一大把还那么贪财。就是，他是严家的狗，咱们又不是。现在的米价是一两一担三斗。依照我们同知的意思，只要大伙儿肯出力，待扳倒了蔡玉，米价会变成一两。 一担六斗，什么这么便宜？曲都的米价才一两一担五斗，磁州居然肯给一担六斗，磁州当真厚道啊！以后再也不用他娘的饿肚子了。还有啊，今年秋季的首批粮食，由我罗木出钱来买。 不用大家伙出，罗大人当真爱民如子，多谢罗大人。待我们杀掉蔡玉，抢了他的粮仓，咱们今天就不必再愁过冬了。就是就是杀蔡玉，杀蔡狗，杀蔡玉，杀蔡狗，杀杀蔡玉，杀杀。大伙稍安勿躁，蔡玉的人还没有出城，我们自有安排。 你别说，穿上这茶州守备军的衣服，咱们看起来还真像个军爷。就是旧了点，但不妨事啊。你看，这刀剑盾牌要啥有啥。就咱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谁敢说咱们不像正规军？那几个磁州人见了咱们，保准吓尿了裤子，跪着求饶。嗯，各位，探子来报，现在城外难民已多达两千余人。什么？ 这难民怎么一下比白天多了千余人呢？这不得挤到天边去了？咱们城内的人马只有一千五百人，死刑也只有一千人，光气势就不够啊！ <laughs> 哎，一群灾民哪能算人呢？啊，眼下要紧的是粮车。老爷说了，只要各位拿得下来，四州这堆粮食，全由各位堂主自己分。就是，还怕他们啊？ 有大当家这句话，我们就干。看见那些磁州禁卫没有？啊，几个人头分几车，谁杀的多，待会儿分粮食的时候，谁就得的多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别别啊！费老师，人越来越多了，你带着锦衣卫去守粮城，这里有磁州的禁卫就够了。好，老人家，这给你。多谢大人，大人真是菩萨三世啊！老人家不必客气。主子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已经在这待了两天一夜，差不多了，该退到后面去了。 留下来也无妨，主子站后头，挨着粮车也一样，不着急。那主子先喝点粥吧。 杀人就杀人，欺辱人家干什么？哭哭啼啼的听着也不痛快，手起刀落，利落点儿。知道爷我是谁吗？松手！哈哈，恕鄙人有眼无珠，请问您贵姓？你，乔月月，耍人有什么意思？松手，还给他。好说好说，松手，这就松手。 为敌，磁州是为接济茶州百姓而来。蔡玉不肯让我进城便罢了，连周鹏也要拆吗？那你们拆便是了，不要伤人。狗日的蔡玉，这点活路都不给我们！南宫开仓放粮，与你蔡玉有何关系？呸！大当家便是茶州的天，要拆要杀，你们拦得住吗？这些粮食，少废话，杀了你！ 你今日便是杀了我，我也断不会让你伤百姓。主受伤了。主子，谁敢伤五主？众锦衣卫，拔刀！是。上，按照大当家的意思，乱刀砍死他们。杀死他们！是。 海域开仓，恶贼该死，误伤恩公，我与你们拼了！堂主，拖不住了，这些难民疯了，咱们的人都被打伤了。啊！

好些人把咱们府院都给围起来了，咱们的主力都在城外啊。此时留在城中的不过五百人。娘的，中计了！让护院与剩余的人手看紧各处院门，我亲自出门去会会。是，走。哈哈哈哈！这是哪位小友？ 我今日既不宴客，也无喜事，这样大动干戈的前来，是为哪般呢？听闻兄长近来梦魇缠身，总是睡不好，孟正为此专程请了各位兄弟一同前来，为兄长驱驱府上的煞气。罗孟正，我把亲妹子许配给你，也待你不薄，你这样恩将仇报，只怕有违道义。 彩玉，你闭仓卖粮，趁火打劫，对城外流离失所的百姓视而不见，早已不算侠盗。我身为茶州州府，为了让你卸下防备，不得已才与你周旋多年。如今你人心尽失，还是尽早束手就擒。庶子无耻！你求娶我妹子时，是何等的言辞恳切？如今倒戈相向，你。 你这卑鄙小人，你速速开门就范，不然我就要攻门了。我看谁敢强攻，我蔡玉刀还未老，谁敢进来，我就要谁的狗命。放箭，放箭！ <laughs> 把门撞开！是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不要慌！今日但凡护院有功之人，我都重重有赏。是是。门快撞开了，加把劲儿！一、二。老爷，他们攻势太猛，实在是挡不住了呀。罗木，我可是严公子的阿爷，今夜只要你伤我分毫。 白日公子必会让你茶州加倍偿还。这茶州到底是谁的茶州？你做河州严氏的门下走狗也罢了，还要茶州所有百姓也做严氏的走狗？今夜别的不提，我等拿定你了。老爷，门被抓开了，后退，撑到咱们的人回来。彩玉。 觉得他们还回得来吗？我去把府中众人全带上来。是，快，将人全部带上来。是，好，去那边。好，这边。老实点，老点。快快点。我半生侠义，此刻却家宅尽毁。哈哈哈哈哈！ 好不凄凉啊！老爷，老爷，你你你你要做什么？千万别想不开！哥哥，把这里围好了，一个人也不许放出来！哥哥，不好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罗婆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妹子，你来做什么？快回去，把十四夫人送回府上。是，夫人，请回吧。 你们谁敢碰我？我不！你你这卑鄙小人！我痴心做父一条狗，却将你这样的小人骗去了。妹子，听哥的，快离开这里！ 呀，我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快，拦住他！傻妹子，傻妹子，分明是哥哥害了你！ 你们撤！是，是，长风，站到我身后来。啊我来。 插州在玉，失今夜。蔡玉已死，尔等还不速速投降？ 们几个，尽快将宅子内的财物清点清楚。是。还有，罗大人吩咐，需将财物明细分类计册呈递给他。是。快，这边点的怎么样了？太多了，大人，今日肯定是点不完了。抓紧时间。是。哎，孔先生，您还在这儿呢？昨夜剿匪，您一宿没合眼，今日您该好生休息才是啊。你们罗大人呢？大人去探查蔡氏粮仓了。 先生，您快往旁边站，我们还没来得及给十四夫人收尸呢。哎呀，这血都沾你衣袍上了。啊，不是，孔先生，小的送您回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等人，你先忙去吧。啊，是，你也别待太久，这不干净。嗯，卑职告退。 这蔡玉一倒吧，他的一切皆由罗木掌管。可咱这粮车入了城，他答应给磁州的银子却迟迟不兑现，城中米价也未做改动。哎呀，以前还在赵玉的时候，常听韩城这孙子谈外勤不好干。这些个地方官果真都精得很啊！这手腕比督官强多了，难怪能在茶州做这么久的州府，有本事。 当真名不虚传呐！哎，乘风先生回来了。先生是未休息好吗？看起来精神颓靡。病未，我。主子，同志，主子，昨夜剿匪您才受了伤，怎么也不多歇歇？无事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快晌午了。茶州大捷。 庆功宴不是还没有吃吗？去给罗木下张帖子，告诉他，今夜就在这里吃酒。是，主子。他要是不敢来怎么办？不敢？我看这人浑身是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听闻蔡氏下葬，是程峰先生出的引子。啊，是我。嗯。 这几日大家也都辛苦，都歇息吧。今晚还有要事要办。是，乘风告退。罗大人到。见过同志。 学生来迟了，本应早些来的，的确是最近事务繁忙，耽误了时间，应当受罚。不迟，罗大人有礼了，坐吧。谢同志包涵，我敬您一杯。大人客气，如今茶州依然遍地流民，我不过备了些薄酒小菜，不知罗大人是否吃得惯。 同知折煞我了，这已足够好了。 <laughs> 啊，近来公务繁忙，也未请你章程，不知同知何日返程？有了日子，我也好叫府上的幕僚在同知回磁州前拟好章程。大人可要赶紧了，我的日子定得紧，就这两天。呃，两日太赶，同知。 不能再多留几日，查州好些景，同知都还没有去瞧过呢。家里人着急，我归心似箭。那倒也是，呃，不如这般，同知先归，我这边章程拟完了，再叫人呈递过去。程峰可以留下，督察旁证。我，老爷子。大人，有何吩咐？ 再起个调，就弹《茶州》的曲。茶州不是有一首《杀道词》吗？啊，是。丫头，你来弹吧。哎。这茶还是大人赠的，好茶。何州来的。 哈哈，都是从蔡玉府上搜来的。我是不懂茶的人，小景同知才好。我不爱喝茶。 今日就到此吧，飞生，送罗大人一程。这路还长，大人要万事当心啊！啊，谢过同志大人。大人，请吧。哎哎哎！同志，乘风先行告退。嗯，乘风先生好生休息。谢同志。 主子，罗梦被你吓得够呛，看样子，今夜就能将章程送来。那是他应当的。章程之事是动手前商定的。蔡玉死了三日了，他还拖着不肯如约办，无非想拖延时间，等严氏去找他，他想替严氏做事。磁州的粮价低，对百姓有利，却对罗木不利，甚至连以前的红利都吃不到。 真金白银往出扔，太难了。 <laughs> 他想脱，可主子不吃这套啊！今夜那一曲，便能让他游坐针毡。瞧，主子。 你让费老师在这里盯着罗木，他顺便还能做听记，两全其美。磁州的粮车已入了咱们粮仓，听你吩咐。制粉店掌柜做了账房，生意也定下来。虽比之前在磁州定下的一两一担八斗价格要高，可现今一两一担六斗也比去都的价位低了。嗯，罗木如今有的忙，他买了磁州的粮，不仅要设棚施粥。 还要想办法将银子花到点儿上。查州首要问题也是重入户籍，他手里捏着土匪的粮食，可以把没有户籍的土匪编入守备军。还有，让费胜留心河州严氏。是。枪。枪。吁。哟，说谁谁到，主子，罗木来了。不见。得嘞。 我去告诉他，走。咦，罗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乔大人，我来送送同知。我主子伤还未好，你的好意，我会给主子传达的。啊，好，那让同知大人好生休息便是。那，什么事？大人直说便是。我想见一见程风。程风先生。 有事找我，也不是什么要紧事。我买了糕点，你带着路上吃吧。嗯，你在书院里就爱吃这个，我出来时见着人卖，随手买的。好些年前的事情，你还记得？是，我总该记得的。 下次凉车来，你还来吗？成风，当年离开书院时，你问我去不去曲都，我没有回答。后来我们分道扬镳，你有没有回去看过？我离开书院，就随家西上，在曲都一待好些年。孟正，嗯。 后来我在曲都，听闻你投身澹台龙麾下，他是个好官，你们也做了番事业。哎，你怎么没有娶亲啊？我怎么没有娶亲？我该走了。 明日结课，我便要回家了。哦，那明日你若有空，便去书院后山等我，我有事要说与你知。好。梦章。 怎么还没有来？我这一生错过两度，不因我未争取过。我曾因这一场邀月辗转反侧，最终徘徊在书院，却只等来了一场七月的雨。多年之后，又等了一场。 但只等到了血染袍白。哎呀，这血都沾你衣袍上了。不论哪一次，都未等到你。孟正，你始终只是个风流的人。此生，我与你再不相见。 剑翻，忽似日月曾黄转；九里关，天地成客风情澜。假意真心引来风月照肝胆，神州之下好作伴。往事千卷悲欢，梦外一声无唤。 谁孤单？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血海无岸，深夜一线一步步登攀。执念再望明。 算尽，和茫然，挽不住。 那坑里躺着的人是谁？ <laughs> 这是你呀！怎么？不，你怕了？不，怕，不。嗯，你手上是什么？没，藏什么？别动，让我看看。 <laughs> 是蓝舟。 能藏啊？藏！如今我日夜忧心，我真是怕呀！哎，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六年前我马过中伯，最恨沈巍，因而，在曲都踹了兰州一脚。师傅说的不错，我当时踹的狠，是冲着要他命去的。哎，兰州如今身体抱恙，这是我的错。 兰州就是万般难养，我也要养。